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四十四课，重点语句是：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。先吃日式点心，然后喝抹茶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安娜参加了学校的研修旅行，现在来到了基路城。参观完城堡之后，大家在附近的茶室体验茶道。他们跪坐在榻榻米上，不一会儿，日式点心端上来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四十四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。 先吃日式点心，然后喝抹茶。和菓子はとても甘いですね。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。抹茶は苦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。先生、足が痺れました。いたたたた。 我来讲解一下，精致小巧的日式点心送到了学生们面前。安娜是第一次吃日式点心，她说：“ w a g a とても甘いですね。”日式点心好甜啊！w a g 是日式点心。卡西前面的哇”表示日本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日本料理叫 w 修哥何时呢？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是副词，意思是“很”、“非常”。是甜，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是表示同意时接在句尾的助词。日式点心非常注重季节感，比如有些点心，春天以樱花为主题，秋天则融入枫叶的元素等等。 铃木教授向安娜他们介绍了茶道的饮茶礼仪。先吃日式点心，然后喝抹茶，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是日式点心。哦，是表示对象的助词。是。吃的类型。 是助词，意思是之后，表示先后关系，即在 kara 前面叙述的动作结束之后，再进行 kara 后面的动作。上次我们学过 kara 表示理由，这里的 kara 是表示动作顺序的。对，这里的 kara 前面的动词要用 te 型。食べてから，意思就是吃了之后。抹茶是。 抹茶后面的 o 也是表示对象的助词，飲みます是喝。抹茶在茶道里是不加糖的。对。抹茶是用石臼磨成粉末的茶，加入开水，用竹制的用具搅拌之后饮用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。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。铃木教授接着又说：“抹茶は苦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。”抹茶可能很苦。抹茶是抹茶，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苦い是形容词，意思是苦，かもしれません意思是可能也许。虽然抹茶苦い。 很苦，但日式点心是阿麦，很甜的，两者味道很相配。对，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绘画。先生，脚麻了。老师，我脚麻了。安娜因为不习惯跪着坐，所以脚麻了。先生，是老师。阿西是腿脚的意思。那，是。 表示主语的助词，痺れました是痺れます麻的过去形。安娜忍不住说：“一哒哒哒哒，好痛，好痛！疼痛是一哒。”安娜因为疼得厉害，所以不由自主地说：“一哒哒哒哒。”没错，我常常听日本人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一哒哒哒哒。”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四十四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，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。先吃日式点心，然后喝抹茶。和菓子はとても甘いですね。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。抹茶は苦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。先生。 脚发麻了。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甘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学习了在动词天形后面加上から，表示时间先后关系的说法。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。好。 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德勇老师说，我们在第十六课学过，把两个以上的动作放在一个句子里表达时，可以用动词的推形来连接，在动词的推形后面加上表示之后的助词，から，就可以强调动作的先后顺序。也就是说。 接续了 kara 的动作在先，在今天的对话中，吃日式点心。这个动作结束之后，再喝抹茶。这个顺序很重要，所以在第一个动作的动词的泰形后面接续了 kara。卡拉。先吃日式点心，然后喝抹茶。 Kara 在回答别人提问时也可以使用。例如，有人问你午饭什么时候吃，你回答说：“学习完了再吃。”学习是“勉ん完“おわります”的て形是“終わって”，吃是“食べます”。所以学习完了再吃就是“べんが終わってから食べます”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静静，静静，这个词和今天的绘画有关系吗？是不是指脚发麻的样子？是的，形容手脚麻木，好像针刺一样的持续疼痛的样子。 哔哩哔哩，哔哩哔哩，也形容麻木的感觉。不过他表示像过电一样的感觉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静静”和“哔哩哔哩”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えっと、今跪着坐可真难受。听说把左右脚的拇指并在一起，可以防止脚麻。下回我试试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四十四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。先吃日式点心。 然后喝抹茶。下节课给您介绍安娜生日晚会的情况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